Sati Patana Course Discourse Day Seven。第七天已经结束了，现在我们要进入大念住经的最后一部分，还剩下一些问题。如果今天课程结束后还有一些时间的话，再来回答这些问题。这个章节是四地节。 现在由比丘以关照四圣地的方式来修观法念住。 怎么修呢？伊当苦，这是苦，我们清楚了知它本来的样子。这是苦的升起，我们清楚了知它本来的样子。 这是苦完全的根除，我们清楚了知它本来的样子。这是引导我们达到苦完全止息的道路。 这是我们所要了解的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不讲了。”是去了之，以智慧去了之。他本来的样子，以他呈现的样子，以他呈现的样子去了之它；以他呈现的样子去了之它。意思是说，以事物呈现的本来面目去了之它。也就是说，以你的经验，以你直接的经验。 你有了对四圣地直接的经验，而且因为你体验了四圣地，所以你清楚了知四圣地。当佛陀成佛的时候，他第一次说法，这就是他所教的。四圣地。对印度人而言，了解贪爱是造成苦的因，这并不是什么新的理论，这并不是佛陀所发现的，大家早就知道了。同时，大家也知道。 如果要从痛苦中解脱出来，就要去除你的贪爱。佛陀所指示的，不是一条大家不曾知道的路。那么这条路是什么呢？它有什么不同呢？佛陀将四圣地讲得非常的清楚。四圣地，这是苦。每个受苦的人都明白这是苦，全世界的人都在受苦。 但受了这些苦，并没有使他们成为觉悟的人，他们没有因此成为圣人，他们无法成为圣者。圣者是一位至少要体验过第一次涅槃境界的人。须陀洹是圣者，从一个凡夫，他已经变成圣者了，从一个无知的人变成圣人。全世界的人都在受苦，同时他们也都知道自己在受苦。 那么这个苦怎么能称为圣地呢？对于每一个圣地，佛陀说有三件事情是必要的，三转四圣地，也就是一共十二项，对于成就圣者是必要的。在每一个圣地当中是哪三件事呢？例如第一圣地，这是苦，每一个人都知道这是苦。然后第二部分叫做。 我必须了解苦的实相，它的全部的范畴。我必须了解苦的每一个层面，了解苦的全部。这个叫做现在我们遇到这个字一个人了知了整个，了知了全部的范围。我们曾经谈到对感受保持实时测制无常。 也就是了知感受的全部范围。怎么样才能称为了知了感受的全部范围呢？怎么样才能说一个人已经探究了感受的全部范围呢？只有当一个人超越了整个感受的范围，才能称为了知了感受的全部范围。否则，就可能还有某些的范围仍然未曾被探究过。因此。 的意思是，探究整个范围，直到究竟。因此，对于苦而言也是一样。一个人必须探究过苦的全部的范围，这是第二步。而第三步应该是，哦，我已经探究过整个苦的范围了，也就是说，一个人已经体验了超越苦的阶段。 那么他就成为圣者了。要了解到，虽然在表面的层次上四圣地是四个，但是当你深入时，他们就合而为一了。就像四念住虽然是四个所缘，但是一旦你用功深入，四个念住是无法分开的。同样的，在四圣地当中，即使是第一圣地，也一定能够引导你达到超越痛苦的境界。 只有这样子，你才能说。我已经探究了整个苦的范畴。一个人必须超越痛苦，然后才能宣称我已经超越了苦的整个范围。这是第一生地的三个层面。接着，下一个是萨摩德即或者称为原因。他的第二步是巴达布。 苦的集应该完全的根除，也就是说，应该完全的根除苦的因。第三步，苦的因已经完全的根除了，悲能这样才是完整的第二圣地。而如果是完全根除了苦的因，这也就是最后解脱的境界。佛陀的贡献并不是使人们仅仅在知识的层面上接受某些理论而已。 而是要让人们去实修，不管佛陀出世与否，这些知识层面上的理论都是存在的。人们早就知道这些基本的法则了，因为更早以前的佛陀早就开示过这些正法。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实修的方法失传了，更深一层的法失传了，只有表面的知识还保留着。人们谈论法，讨论法。 为他著书立论，但却没有实修，因为修法早已失传了。然后有人成了佛，又再次把实修的方法建立起来，这才是佛陀的贡献。因此，知道有贪爱存在是第一步，知道要完全去除贪爱是第二步，而把贪爱完全的根除是第三步。然后是第三圣地。 苦的止息，也就是不再有苦的境界。灭地的第二步是萨屈格等部，这个是必须亲见亲证，必须去体验了解的。仅仅是知道有一种完全不再受苦的境界，有一种完全解脱的境界，只因为佛陀如此说而接受它，只因为传统这样说而接受它。 或只是因为理智上可以理解而接受它，这样是不够的。当有了苦的因，把这个因去除，自然的就可以从痛苦当中解脱出来，不再受苦。因此，第三步，体证，唯有亲自体证才算圆满。同样的，第四圣地，它的第二步是。 知道这条道路必须以修行来完成，仅仅接受存在一条道路的事实是不够的。你看，八圣道是如此这般，你不断的讨论，向别人解说，著书立论，不断的为此争执辩论，而从未在这条道路上走一步，这对你而言是毫无意义的。必须要实修，不断的实修。第三步是。 巴比登，我已经走完了这条道路。我不断的修行，已经走完了整个过程，完成了实修。如果圆满了这四个圣地当中每个圣地的这三个步骤，那么佛陀说，唯有如此，我才能宣称我自己是一个觉悟的人。当佛陀到五位比丘那里向他们说法时，这五位比丘一开始甚至并不想听。 因为当时人们相信，如果想要解脱，一定要透过极端的苦行；如果不能通过极端的苦行，是不可能解脱的。因此，当初佛陀在成就四禅八定之后，他开始极端的苦修，直到整个色身瘦骨如柴，他虚弱到甚至无法走几步路，由于不断的断食和各种不同的折磨而昏倒。 然而，因为他曾经修过四禅八定，他能够看到内心的情况。于是他发现，在自己内心某些烦恼仍然存在，没有什么改变，心中深层不尽的烦恼仍然存在，毫无动摇。因此，这种修炼是徒劳无功的。他放弃了这种修炼，试试看，找其他的方法吧。当他放弃这种无意的苦行之后。 他的五个同伴认为这个人不可能开悟了。他现在已经开始吃东西了，他无法再折磨自己了。因此，当佛陀来到这儿，他们并不准备听他开示。他们无法接受这个人已经开悟了。为了说服他们，佛陀说：“哦，请听我说，有四件事是可以被接受的。我已经这样的体证了这四件事，然后至少他们愿意听他讲。” 他就开始对他们讲解全部的法。因此，除非体验了四圣地，他如此呈现，你如实的了知；他如此呈现，你如实了知。如果他并未呈现，而你说我知道了，那么这只是在知识的层次或是信仰的层次上接受他而已，因为你深信佛陀。 佛陀是如此这般说的，所以你接受他这样的话，对你是没有帮助的。他是如此发生，因此你以智慧了知，这是你经验上的智慧。然后他开始说法什么是苦圣地呢生是苦。 Jara pidek，老是苦 b a d y a i d e k 病是苦 m e r a n a m i d e k h a n g 死是苦；Shoke，心的哀愁；Paridev，哭泣悲叹；Duke，身体上的疼痛，身体上不舒服的感受 d o m i n a s a n 心中不愉悦的感觉；Upayasa。 感觉很苦恼，比这是苦。接着不想要的偏偏遇上了，这是苦。想要在一起的偏偏不能满愿，这是苦。你看佛陀从非常粗显的层面，一般人都能了解到的经验，讲到越来越微细。 越来越微细的实相。不管我们想要什么，不管贪求什么，当得不到时，一个人得不到他想要的，就会非常痛苦。再进一步，在更深的层次、非常深的层次上，总括的说，舞取院是苦。 五蕴是我们执取的对象，这个执取是针对五蕴的。五蕴是四个心的蕴聚和一个物质的蕴聚，这整个聚合体就是我们所说的“我我的”，对它产生强烈的执着。哦，这就是苦。从表面的苦不断的深入、深入、深入，所有这一切都是苦。 然后佛陀解释每一个苦，什么是生呢？这些都是生这个字的同义字。 接着，什么是老呢？这些都是年老衰老的同义词。 什么是死呢？以下是死的同义字：juti、cavana、bedu、antaradhana、macchu、marana、kala-kiriya、khandana、bedu、kaliyavaras、sankhepo、jivita-indriyas、sopatchedu。这些不同的字。 当时都是被使用的。佛陀用这些字来解释什么是死。比丘们，这就是死。什么是愁呢？什么是愁呢？ 一个人失去他非常心爱的事物，会导致哀愁，非常沉痛的哀愁、悲哀。什么是叹呢？什么是叹呢？

任何在身体上所经验到的不舒服、疼痛的感受都是苦。什么是忧呢？什么是忧呢？ 任何心中不愉悦的感觉都是忧。现在必须清楚的了解一个重点：在佛陀的教法中，不只是在这部经，同时在其他的经典当中也是一样。当谈到愉悦的或是不愉悦的感觉时，他用 d u k k h 这个字时，是指身体上的苦受；用 “doma” 时。 什么呢？是心。某些事在心中升起，非常不舒服，一个非常不悦的念头产生，一个非常不悦的记忆现起，一个对于未来非常不悦的忧虑升起。这种不悦的经验在心中升起，不悦的感觉在心中升起。这时就用 domanasan 优受这个字。同样的，身体上的乐受是用 sukha sukha。 心中的喜受则是用 “somanasa” 这个字，而我们刚读过的《观受念住》这一个章节当中，并没有用到 “somanasa” 或是 “domanasa” 这些字，而是用 “dukkhavedana”、“sukhavedana”。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个传承把重点放在身体的感受上：苦受、乐受或不苦不乐受。当然，心一直作用着。 但是禅修时是以什么作为所缘呢？禅修的所缘是身体的苦受、乐受，而不是心的忧受、喜受。因此，对于这个修法而言，身体变得很重要。我们要去感觉整个身体上的感受。什么是脑呢？什么 安那特那特瑞那 dukkhadhamme na puttasu upayasu upayasitadham upayasitadham ayangabuddhati bhikkhavi upayasu。一大堆新的苦恼和忧恼。什么是怨憎会苦？也就是不喜欢的，偏偏遇上的苦呢？ इधयसते हुंती अनिट्ठ अकंत अमनापा रूपा सद्दा गंधा रसा फोटब्बा धम्म ये वापनस्ते हुंति अनथ काम अहित काम अफासुक काम अयोग खेम काम याते ही सद्दि संगति समागमो समुधान मिस्सि भाव अयंग बुच्यते भिक्खवे अप्ये ही संपयोगो दुखो 所有跟六尘有关的，rupa 可见物、颜色、光线色的声音 g a 香味味道 p o 触尘 d h 念头。当六根和这些令人不悦的六尘接触时，都叫做怨憎会。 कतमी जिक्खवे पिये ही विपयोगो दुखो समस आय पिये ली खू न इधयसते हुंती कंता मनापा रूपा सद्दा गंधा रसा फोटब्बा धम्मा रंग हदीन रन युए द छंजिन येवा पनस्ते हुंती अत्थकामा हितकामा फासुक योगक्षेम काम माता वा पिता वा भाता वा भगनी वा मित्ता वा अमच्चा वा ज्ञाति सा लोहिता वा जाते ही सद्धि असंगति असमागम असमुधाम अमिष्य भाव 那些亲爱的人，像父母、兄弟姐妹、朋友等等，当你失去他们时，阿扬不彻底，别可为毕业，别不有过，都苦。 和亲爱的人、亲近的人离别，会导致痛苦。什么是求不得苦呢？什么 有人知道不断轮回出生是极大的痛苦，于是发展了这样的欲求：我不喜欢不断的出生，我要从这当中脱离出来。愿我能够不再出生。但是并没有达到不再出生的境界，因为这样，因为这个欲求没有满足，就会变得非常的痛苦。 面对年老的自然现象，一个欲求升起了：“阿胡波塔摩鸯奈迦达玛阿萨们。”我最好不会变老。那切波塔努迦阿格切雅，希望我不会衰老。那库帕尼塔尼切崩。这种欲求并没有实现。 这种欲求没有满足，就会产生痛苦。面对疾病、生病，一个欲求升起了。我希望不会生病。那切沃塔努比雅迪阿格切耶。 希望我能不生病。这种欲求并没有实现。这种欲求没有满足，因此而痛苦。接着是关于死，面对死亡的自然现象、自然的法则，产生这种欲求。 阿胡波檀摩耶那耶，摩那那，阿萨萨蜜。哦，希望我不会死，我希望永远不会死。那这不檀努摩那那阿个切呀？愿我不会死。那库波尼登伊差呀巴塔崩。这种欲求没有实现，伊当比耶那耶拉巴提当比杜康，因为这种欲求没有满足，就会因此而痛苦。 接着是面对所有的苦。希望我不会有各种身心的痛苦。 希望这些痛苦和悲伤不会发生在我身上。这种欲求没有实现，这种欲求没有满足，其结果还是痛苦。这是关于五蕴，对五蕴的执取。 形、色、声、香、味、触，对五蕴的执取，五蕴成为执着、执取的对象。这是执取五蕴所产生的痛苦。 这是关于第一圣地苦圣地的解释。但是关于这些解释，我们再一次强调：如果只是阅读经文，如果只是出于感情上的信仰，如果只是知识上的理解，或只是因为它很合理而接受它的话，对我们并没有帮助。 我们必须去体验它，由体验而达到究竟，这是整个八圣道的过程，这是整个内观的过程，以持戒为基础来训练心念的专注，你因此能够体验到较微细的实相，不断的训练专注，训练你的专注，你便可以开始观察到关于五蕴和六根的实相，知道它们是如何运作的。 而你只是继续不断的观察，不断的观察。一开始你会惊验到某些显然是非常疼痛的感受，你会惊验到非常坚韧、强烈疼痛的感受、粗糙的感受。很明显的，我们可以称这些感受是苦。但是我们还是必须去观察这些苦。如果你不断的对这些苦产生盲目的习性反应， 你便会不断的增长苦，增长你的痛苦。要训练，只是去观察它，只是清楚的了知这是苦，非常的明显、粗重的苦。当你以平等心去观察这些苦时，根据自然的法则，这些苦便会开始分离、剖析、分解、消融、消融、消融，直到我们达到全身就只有非常微细震动的境界。 即使仍有不舒服、疼痛的感受存在，一个好的内观修行者还是会体验到一股潜在的微细震动的波动通过这些疼痛的区域。然而，这种不舒服的感受，不论是在身体的哪一个部位，实际的经验上，我们知道这种坚韧、强烈的感受将会逐渐的消融、消融，而成为微细的波动。这些震动，这些微细的震动。 在全身上下都有，即使在那些坚韧强烈的感觉的部位，也有微细的波动，波动不停的波动。这时候，这些疼痛的感受，感觉上就不像原先那么的痛苦了。接着，连这种现象也不见了，只剩下一股非常微细震动的畅快流动感。哦，太好了，这种感受非常的舒服，非常舒服。 然而，如果有人认为这就是解脱了，没有痛苦了，那么这个人就还没有真正的了解到所有的苦，因为这种现象还在无常的范围之内。生灭生灭，我们只要继续的观察，不断的观察，我们会发现这种现象也是一种无常变化的现象，而在不断的变化的现象当中，是不会有任何真正的快乐存在的，不管此刻。 有任何非常舒服的感受，迟早都会灭去。一旦我们经历到了消融 banga 的经验，并不是说我们就能一辈子保持在这种消融的状态。不过，对于体会这种看起来似乎是非常坚韧，而事实上只是一大堆不断的生灭生灭的次原子粒子的色身，这整个色身的实相而言，第一次体验到全身的消融的经验。 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实相是一定要去体验的。以这个理由来说，这种消融的阶段非常的重要，但这并不代表到达这种境界的人就不会再经历粗重不舒服的感受，还是有可能，由于许许多多的原因，有的是由于前尘在深处还没有完全去除的过去的习性反应浮现到表面，有些可能是其他的原因。 比如说，你以一种特别的姿势禅坐，或者你过去的旧伤，而因此产生了一些不舒服的感受，或者说你有某种的疾病，因为这样你也经验着这些不舒服的感受，他们不断的出现，因此你体会到，不管你经验到什么，像非常舒服的消融现象，你清楚的了知，哦，这不是永久不变的，由于某种原因。 这种现象消失了，然后再一次经验这种舒服的经验，呃，这也不是永恒不变的乐受，这对我而言并不是快乐的泉源。这个苦，这个与生俱来的苦一直都存在着，而这些苦都有无常的特性，变化变化，不断的变化。像这样子继续的观察，继续在苦的整个的范围移动观察。 就会达到我们前几天所谈到的不识地清安的境界，非常的清安，身上似乎不再痛苦，没有任何不舒服的感受，非常的平静，非常的安详。但是我们还没有圆满整个身心的范围，因为这种境界还在身心的范围之内，在这种清安的状态当中，仍然是在不断的生灭生灭。 因为这种境界仍然是无常不断的生灭生灭，所以我们继续接受这个事实，这还是在苦的范围之中，并不是经验到这种清安的境界，一辈子就是保持在这种状态。清安消失了，我们又会再经历到粗重的感受，这些境界都是这样来来去去，来来去去。 这还不是真正的快乐的境界。如果是超越了整个苦的范围，我们就会经验到超越身心范围的事物，不再有生灭的境界。只要是有生物升起呈现的境界，就不是永恒的境界。诸行无常，任何和合而升起的事物，迟早会因为因缘离散而终究归于毁灭的。 这是自然的法则，但是当我们体验的超越身心这种不再有事物升起的境界时，一旦我们经历了这种境界，我们就可以说：“哦，我已经探究了整个苦的范畴。”否则的话，你是不能这样说的。因此，如果只是非常出众的苦，我们就不能称之为圣地。这种苦是苦圣地的一个开始。 但是真正的圣地是要探究了整个的范畴。你已经以直接的经验去探究了整个范畴。接着是极地。什么是苦升起的原因呢？ 这个造成生生世世不断轮回的贪爱，跟欲乐和淫欲有密切关系的贪爱，到处追求欲乐，这些是三种主要的贪爱。第一个是欲爱。 任何小小的欲念，很快的就会变成贪爱，特别是性爱。所有的感官的欲爱都会变成很深的贪爱。性爱是所有欲爱之中最显著的贪爱。第二个是 n h 有爱，是对生存的贪爱。即使是身体死了，我必须继续；身体死了，我必须继续存在。而有人告诉我是的，事实是如此。 身体不断的死亡，而你却不会死，你是永远存在的，是永生的。这种我可以永生的哲理多好啊！因为我们都希望能永生，我们对这个我有非常强烈的执着。这个我是不可以毁坏的，每一件事物都可以毁坏，整个宇宙继续不断的毁坏没有关系，但我必须永生，必须永远存在，这一辈子，下一辈子。 无限的生命，这个我必须是永生的，这就是。有爱，对于有，对于这种存在产生了强烈的贪爱，这个我必须永远存在，不应该毁灭，我不可以被毁灭，就是。有爱。接着第三个是，无有爱，它跟有爱正好相反。 有两种无有爱，一种是一个人想停止生死轮回，不要再有任何的生命了。但是，如果你对轮回脱离轮回，不再生死轮回，产生如此强烈的贪爱，你失去了心的平衡，由于这种贪爱而使你无法解脱生死。或者，另外一种无有爱，则是认为这一辈子从生到死是唯一存在的阶段。 生之前或死之后，什么都没有了。不管在以前或今天，都有这种观念、信仰或者这种哲学存在。而会有这种观念的原因，是来自于我们的恐惧。我们会认为，如果所有这辈子所造的不善业，会生生世世影响下去的话，那么对我而言，这就太可怕了。如果有人说没有生死轮回这回事， 不管你做了什么都没关系，不会有果报的。那么至少我死了之后就解脱了。于是，如果有人不想接受，只要有习性反应就会有苦这个事实，而只想接受，只要死了就一了百了，解脱了。这就是无有爱。虽然你想要从生死不断的生死生死轮回的说法当中摆脱出来，但是痛苦却还是继续不断的跟着你。 这种贪爱，这种执取，会让你变得非常的不平衡，失去了平常心。以上这种三种的贪爱、欲爱、有爱、无有爱，是苦升起的原因。苦之极。这个贪爱是从哪里升起的呢？是住于何处呢？ 仍留给别如本，啥的如本。它存在于令人愉悦的世间世界 loka，而正如它在这个世间升起一样，它住于这个世间。在这个世间当中，然而什么是世间 loka 呢？loka 世间这个字，其中一个意思是不同的界。 有人道、畜生道、恶道、地狱道及不同的天道、翻天道，所有这些不同的道都称为 Loga 世间。但佛陀在这里所说的这个世间，不是指这些道、这些世间，他所谈到的所有的世间都是在你自己设身当中。有一个典故，有一个叫罗黑的的人，从佛陀的金色前面经过，佛陀当时坐在门边。 边走边唱着一首有关经行的歌。我们在《费头经》当中可以看到同样的叫做罗黑达这样的人和这首。继续走，不停的走。为什么要？你呢？为什么要不停的走呢？他说：“大德，不停的走着走着，我因此可以探究这整个世间所有的六道。” 而且可以超越这个世间。佛陀听了，微笑的告诉他说：“你真是傻！你这样走，不断的走，你是无法走出这个世间的。你要了解，这整个世间是指内在的世间。世间的升起是内在的，世间的升起的原因是内在的，世间的熄灭也是内在的。达到熄灭世间的境界，这条道路也是内在的，都是内在的。” 这就是为什么解脱痛苦的修持也是要在这个色身的结构当中去用功，而不是外面。loka 这个字字面上的意思是 l u j a t i p l u j a t i loka，某一个一直在毁坏、不断的在毁坏生灭生灭的东西叫做世间 loka，而这整个身心的范畴不断的在生灭生灭，这就是世间。 有另一种解释，能帮助我们了解在色身结构当中的这个世间。每当我们造业、造作非常不善的恶业时，例如造了一个会堕落地狱的恶业时，当下你就经历了地狱的感受。当你种下地狱的种子时，你就经历了地狱的烈火。你生气、愤怒，就是经验的地狱的烈火。 而当地狱的果报成熟时，你又在身心之内再次的经历如同地狱的烈火。地狱的烈火是内在的。同样的，当你种下某一善道果报的种子，如天道的种子时，在你种下种子的当下，你就体验到愉悦的感受。而当种子成熟时，这种果报也是愉悦的。同样的，对梵天界而言，如果你种下了非常清安的种子， 成熟时也是非常清暗的果报，而超越整个世间、不在生灭的涅槃果报，也是在这种身心之中的。我们必须在身心之内去体验这个境界。因此他说：“哪里是贪爱真实升起的地方呢？”佛陀说：“是在这个世间之中，在这个身心之中，在这个身心之中，不管哪里有愉悦的感受升起时，贪爱也就跟着升起。” 然后佛陀更详细的说明，这个眼根，因为色尘接触到眼根，产生令人愉悦的事物，接着贪爱就升起并住在那儿，同样的，耳朵。 感官六境：鼻子、嘴巴六境、舌头、外六境、身体和六境、心。与六根相对的六尘，当我们发现六尘当中有某些令人愉悦的事物，六境。 色法六境、声法六境、香法六境、味法六境、触法六境、法法六境。当我们对这些六尘感到愉悦时，别如、等、萨、等、如、等、一、等、是、等、哈、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当我们谈到新的四个运——是享受行，这只是一个概略的描述。而当我们更详细的探讨时，对这个事而言，眼睛的事是不同于耳朵的事，不同于鼻视、舌视、身视和意识，它们彼此都不相同。当你修持内观达到一个很高的阶段时，你发现还有一件事存在着。哦，每件事物都是不断的生灭生灭。 但是这个观察者他仍然存在，眼根相应的色尘升起了，你观察到了，观察者是存在着，在耳、鼻、舌、身、意也都是一样，观察者一直都存在着，因此这个观察者，这个是灵压娜似乎是永恒的，而这也就是各种哲学的起源。他们说这个是就是我啊的，就是灵魂。 当时有一种传统的哲学理论说 j a v i n y a a y a teaya，是就是灵魂 j a y a v i n y a a y a 灵魂就是是，因为我们无法去分析剖析这个是，因此在内心深处也会有一种印象，以为是同一个事在看，同一个事在听，同一个事在嗅等等。但事实上，当你深入深入。” 越来越深入时，你就会发现到他们是截然不同的。眼睛的事无法听闻，耳朵的事不能看，有这样的差异性存在。而且每一个事都可以暂时停止作用，耳是可以停止作用，眼是可以停止作用，身上的五个事都可以停止作用，而意识还是继续的作用着。而一旦连意识也停止作用时，就进入了涅槃的境界。 这些都是较深层、详细的说明，因此佛陀在这里解释道：当我们对这个六个事当中的任何一个感到愉悦时，然后。 इत्थ सातन उपज्यमाना उपज्यति इत्थ निविसमाना निविसति चक्षु संपस्सो लोगे सूत संपस्सो लोके घान संपस्सो लोके जिह्वा संपस्सो लोके काय संपस्सो लोके मनो संपस्सो लोके पिय रूपं सात रूपं इत्थे सातन उपज्यमाना उपज्यति इत्थ निविसमाना निविशति 对所有六根的接触。然后，由于这个触而升起的感受。चक्षु संपस्सजा वेदना लोके श्रोत संपस्सजा वेदना लोके घाण संपस्सजा वेदना लोके जिह्वा संपस्सजा वेदना लोके काय संपस्सजा वेदना लोके मनो संपस्सजा वेदना लोके सात रूपं तनहा 这就是贪爱升起和驻着的地方。接着，三念，这是给予价值评断，给予分别。n 菩萨尼 s a 萨达菩萨尼罗耶、甘 a 菩萨尼罗耶、罗萨菩萨尼罗耶、佛陀菩萨尼罗耶、达 a 菩萨尼罗耶、皮尔罗朋、萨达罗朋、伊提萨坦 a 接着，这个字就是“身”，是“身”、“卡”的“身”的同义字。形是“身”、“卡”的“形”的同义字。形是“身”、“卡”的“形”的同义字。 एत्थैस्सा तनः उपज्यमाना उपज्यति एत्थ निविसमाना निविसति 接着是 रूपतणहालोके लोके गन्धतणहालोके लोके स्फोटभ्यतणहालोके लोके प्यरूपं सातरूपं यथेस्सातणः उपपद्यमाना उपज्यति यत्थ निविसमाना निविशति 当这个外尘变成你心中的最初作意时，也就是由于这个外缘而升起的作意。当你接触到外尘时，心中的作意开始升起。因此，rupa vitakko loketi sadda vitakko loketi gandha vitakko loketi ras vitakko loketi phoṭa vitakko loketi dhamma vitakko loketi pīrūpaṅ saṭa rūpaṅ itthesa tanha uppajjamaṇa uppajjati。 只要跟和尘接触时，就会在心中升起作意，接着是一连串的作意。最初作意，也就是寻，是念头的开端，是造成你开始打妄想的第一个念头。细念，也就是四。你开始卷入更细的妄想。 रूप विचारो लोके सद्द विचारो लोके गंध विचारो लोके रस विचारो लोके फोटभ विचारो लोके धम्म विचारो लोके पिय रूपं सात रूपं इत्थिस्सा तणः उपज्यमाना उपज्यति इत्थ निविसमाना निविसति 这就是贪爱升起和驻着的地方。इदं उच्यते भिक्खवे दुःख समुदयं अरिय सच्चं这就是所谓的 苦之极，苦升起的原因，我们说就一般人所了解的，苦升起的原因是贪爱。是的，没错。但是极是当贪爱升起时，苦就升起。苦是和你的贪爱同时升起的，并不是先升起贪爱，然后你才受苦。他们是同时升起的。然后是第三个灭地。

而它是在哪里完全的被灭除的呢？它是在哪里完全不再升起的呢？在这个身心世界，它升起、驻着的身心范围内，我们必须在这个身心范围内修行，来完全灭除贪爱。 然后关于灭苦这件事，又关系到同一个范围，身心的范围。首先是六根，像是眼根所以根。 所有这六根，这是贪爱完全被灭除的地方。这是六尘。

पह्यमाना पह्यति इत्थ संपस्सो लोके सोत संपस्सो लोके घान संपस्सो लोके जिह्वा संपस्सो लोके काय संपस्सो लोके मनो संपस्सो लोके पिय रूपं सात रूपं तणः पह्यमाना पह्यति इत्थ 接着，现在是 由于触而升起的受，恰古萨姆帕萨加贝达那罗克，受萨姆帕萨加贝达那罗克，感萨姆帕萨加贝达那罗克，觉瓦萨姆帕萨加贝达那罗克，爱萨姆帕萨加贝达那罗克，心萨姆帕萨加贝达那罗克，皮罗朋萨达罗朋，此世断啊，彼有我啊，彼有彼，此有彼，断有彼，断有彼。现在是想三念。 这六个想。रूप संज्ञा लोके शब्द संज्ञा लोके गंध संज्ञा लोके रस संज्ञा लोके फोटभ्य संज्ञा लोके धम्म संज्ञा लोके पेय रूपं सात रूपं इत्थिस्सा तणः पह्यमाना पह्यति इत्थ निरुज्यमाना निरुज्यति 现在是行，संचेतना，也就是 संखार रूप संचेतना लोके सद्द संचेतना लोके गंध संचेतना लोके रस संचेतना लोके फोटब्ब संचेतना लोके धम्म संचेतना पेय रूपं सात रूपं इत्थे सातण पहियमाना पहियति इत्थ निरुज्यमाना निरुज्यति 现在是对六尘所产生的贪爱。रूप तणहा लोके सद्द तणहा लोके गंध तणहा लोके रस तणहा लोके खोटब्ब तणहा लोके धम्म तणहा लोके पिय रूपं सात रूपं इत्थिस्सा तणहा पहीयमाना पहीयति एथ निरुज्यमाना निरुज्यति 现在开始升起作意。रूप वितक्को लोके सद्द वितक्को लोके गंध वितक्को लोके रस वितक्को लोके फोटब्ब वितक्को लोके धम्म वितक्को लोके 当五根接触五尘时， 思维是跟这五尘境有关的。当五尘不和五根接触时，心便开始回忆过去或妄想未来一切和五尘有关的事物，也就是。最后，这是对所缘继续的信念。 रूप विचारो लोके सद्द विचारो लोके गंध विचारो लोके रस विचारो लोके फोटब विचारो लोके धम्म विचारो लोके पेय रूपं सात रूपं इत्थिस्सा तनः पह्यमाना पह्यति इत्थ निरुज्यमाना निरुज्यति एवं उच्यते भिक्खवे दुख निरोधं अरिय सच्चं对于来参加这个课程的内观禅修者而言， 还没有办法完全的了解这些内容，所有这些微细的详细内容，对于成就阿那含或是阿罗汉这种非常高境界的人而言，这些早就都经历过了，每一个细节都知道的很清楚，很清楚，并且知道他现在是和某个根门相应而升起的，现在是和某个沉浸相应而升起，现在是和想。 或是行有关，而现在又是因为和这个或是那个相应而灭去，像这样的分析剖析到如此微细的地步。而在非常高的虚陀洹的阶段时，虽然对实相的体验已经非常深入，但仍然还不到像阿罗汉那样的深入。不过，对即将成就虚陀洹果的这个阶段而言，这已经太足够了。像哦，有一个感受。 哦，因为这个感受，我开始产生贪爱或嗔恨了。我现在我既不贪爱也不嗔恨。此刻我知道这个感受是无常变化的，这已经够好了。这已经开始进化，进化，不断的进化了。你们还不能够如此细微的去体验到这些细节，不管这种感受是因为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或是一根的触而升起的。 或是由于想或其他的缘故而升起的，等等，所有这些细节，在你修行越来越深入、越来越深入时，自然就会呈现。在这部经典这里所教的，对于想要成就更高境界的人而言，是一个完整的教法。在听闻佛陀宣说这部经典的听众当中，有很多已经成就了初果、二果。 或者即将成就三国四国的胜者，他们早就体验过所有的这些细节，因此，当一个人在这上面用功时，这些内容就变得更详细、更微细了。再来是道地。这条道路是什么呢？圣道， सम्मा संकप्पु सम्मा वाचा सम्मा कम्मन्तु सम्मा आजीवु सम्मा वायामु सम्मा सति सम्मा समाधि भिक्खवे सम्मा दिट्ठि 正见是什么呢？यंखो भिक्खवे दुखे ज्ञानं दुख समुदये दुख निरोधे ज्ञानं 智慧，四个智慧，就是所有关于苦的智慧，关于苦集的智慧，关于苦灭的智慧，关于苦灭之道的智慧。完全体验过这个四个智慧时，我们称这种知见为正见。当时称为。这并不是一种哲学。 假使我们把这个四个智慧仅仅当做是一种哲学或是信仰，那么它就不是正见了。只有在你亲自体验这些智慧时，正见才能称之为正见。经历了所有的这四个智慧，如实的了知之后，才叫做正见。而正见会引导你达到完全解脱的最终的目标。 正思维是什么呢？舍离世间的思维，解脱嗔恨的思维，解脱暴力的思维。这就是正思维。 这是正语。现在要了解到，所有这八圣道都是必须如实的了知的。这是必须在生活当中去实践的。如果你只是接受，这是正语，不可以说谎。 这表示你只是接受了一个人必须不说谎，不只是这样，你还必须去实践这样的生活方式。我现在不再说谎了，我现在已经过着不再说谎的生活了，或者现在我已经过着不说有害他人的言语、暗箭伤人或是毁损他人的言语了。所有这些都是必须去实践的。如果你不是体验过这些，没有经历过这些。 这些正确的行为不曾出现在你的生活当中，那么这就不叫做正当的。summer，它只是不正当的，只是你知识上或是感情、信仰上的游戏罢了。这并没有帮助。他们必须是，必须是如实的。 在深夜方面，像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都是要身体力行的。你必须过着不杀生的生活，你必须亲身去体验它，而清楚的了知。你必须过着不偷盗、不邪淫的生活，必须过这样的生活，你必须亲身去实践它。 然后才能称为清楚的了知。不从事一切不正当的职业来为生，然后是以正当的职业来为生。 正精进是什么呢？任何还没有升起的不善之念，不要让它升起。 任何已经升起的恶行和不善之念，将它们去除。任何还没有升起的善念，让它升起，以及。 任何已经升起的善行和善念，让他们安住、增长，直到完全实现为止。接着。 कतमा च भिक्खवे सम्मा सति 正念是什么呢？इत भिक्खवे भिक्खु काये कायानुपस्सी विहरति आतापि संभजानो सतीमा विनय्य अभिज्ञा धूमनस्सं वेदनासु वेदनानुपस्सी विहरति आतापि संपजानो सतीमा विनय्य लोके अभिज्ञा धूमनस्सं चित्ते चित्तानुपस्सी विहरति आतापि लोके अभिज्ञा 佛陀不管在哪里提到觉知 sati，他一定会重复的以四念住来说明。这也表示，如果没有三不加尼实时彻知无常的话，这个觉知 sati 就不能称为正念了。只有觉知而没有实时彻知无常。 就会像马戏团走钢索的女孩子一样。如果一个人没有了知无常生灭的现象的智慧，没有去经验到不断生灭的感受，这就不是时时彻知无常三不加浓。因此，时时彻知无常和觉知配合在一起是很重要的。唯有如此，这样的觉知才能称为正念，否则只是一般的觉知而已。 正定是什么呢？第一个深入专注的禅定中，寻及四都还存在，而且心念能够专注，心中有喜受，身上有乐受，这是初禅的境界。 现在玄极寺都不见了，在这个阶段不再有玄极寺，只有心中的喜兽和身上的乐兽。这是二禅，而三禅是。 接着心中的喜兽也不见了，只有身上的乐兽存在，并且以这些乐兽来作为新专注的所缘。在三禅这个深入专注的定，佛陀用了“三不加诺”时时彻知无常这个字。现在我们要知道。 在佛陀成道之前，在印度当时，这些禅定的修法早就存在了。他也跟过两位老师学习禅定，而成就了第七和第八的次第定。现在佛陀只谈到四禅而已，而当时印度修的这个四种的禅定，并没有实时彻知无常、三不加农，因此无法体验深处无常圣灭的实相。 这就是为什么修持这些禅定的人无法拔除根植在深处的不净烦恼的原因，而只是去除了表面和较深一点的不净烦恼而已。这些根植在深处的不净烦恼仍然还在，而造成不断的生死轮回，就是因为这些深处的习性反应三卡拉的根都还存在，因而造成生命不断的生死流转。 现在佛陀在禅定的修法当中加入了实时彻之无常三不加纳，而在三禅的这个专注禅定当中有了三不加纳的存在，于是更进一步，现在不再有身体上的乐受或是苦受存在，也没有心中的喜受或是忧受存在了， 现在非常的清安了，只有平等心，完全的净化。到了第四禅的境界，就不再用实时测制无常，这个字了，这表示在第四禅同时就进入了涅槃的境界，而这种涅槃不是出国、二国、三国。 而是四果阿罗汉的涅槃境界，在第四禅同时就进入了四果阿罗汉的涅槃境界，这就是佛陀独特的贡献。当时在印度早就盛行着所有各种的禅定的修法，佛陀在这些禅定的修法当中加入了实时彻之无常三不加呢，使人们能够超越整个身心范围而体验到涅槃的境界。佛陀再次的重复。

然后阿提达玛的哦，这就是法。瓦那萨提提将觉知建立在法的实相上，没有其他的，就只是法。亚巴提，瓦尼那玛塔耶，巴提萨提玛达耶，阿尼西托迦比哈提，那迦根金切给乌帕迪耶没有执着，没有什么可执取的。伊瓦比库比库贝比库。 佛陀虽然解释了就诸法观察诸法，但一切还是要我们自己去体验。我们可以阅读这部经典，但是唯有我们实际的去体验过这些内容之后，才能算是真正的了解经文。你修行越是深入，这些文字对你而言就变得更清楚。 哦，佛陀所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佛陀所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而当你成就阿罗汉果实，你以自身的体验，一切事物就变得如此的清楚，如此清晰。能够这么清楚，是靠亲身的体验，而不是仅仅阅读经典。然后接着是，修行念住的结果， 任何禅修者修这四个念住，像这样，按照佛陀所要求的方式，正确的去修持，那么，以他所要求的方式去修持，经过七年之后，就能成就两种果位其中的一种。 这两种果位是什么呢？完全体证实相，也就是阿罗汉的境界，最终的圆满境界。或是阿罗汉的前一个果位，不还果，也就是阿那含。修持七年之后，至少成就这两种果位其中的一种，阿那含或是阿罗汉的果位。 谈到修持七年，于是很多人会问这个问题：我继续不断的修，已经超过七年了，为什么我还没有成就阿罗汉果呢？不是这样的，我们必须按照佛陀所要求的方式去修持。没有一个刹罗忘失，时时彻之无常，三不加娘。因此。 现在你只是针对能够以佛陀所要求的方式正确的修持做准备而已。你正努力的练习，达到在生活当中做任何的事都不会忘失实时彻之无常的这个阶段。当你在禅修时，也就是身体所做的每一个动作都要具足实时彻之无常。你感觉到身体上的感受，并且体验到无常生灭的现象。如果你能够达到这个阶段， 佛陀，一位圆满的觉悟者，就在这里给你保证，在七年之内，你便能够成就阿那含果或是阿罗汉果。佛陀接着说：“不只是这样，不用说七年，甚至不用说六年，而接着他说，甚至五年。” 七年，三年，两年，甚至一年，就可以达到完全解脱的境界。接着他说：“甚至不用说一年，七个月。” 就能成就阿那含果，或是阿罗汉的果位。接着他说：“哦，甚至不用说七个月，个月，六个月，五个月，五个月， 四个月，第一呢，马上呢，对，马上呢，一更马上，三个月，两个月，一个月，阿达马生，半个月，哦，不用说半个月，比克维一只要七天，nga p a l a n g nga n y t t a nga p a l a n g a t i kang kang。 现在我们要了解佛陀为什么从一开始说七年，讲到最后只要七天呢？这是因人而异的。我们可能同样做到了。没有一刹那忘失时时彻之无常，三不加念，已经达到了每一个刹那都具足时时彻之无常的境界。 二六时中，日夜持续不断的这种境界。然而，有人要七年才能成就阿罗汉果，有人却只要七个月。为什么呢？这是因为累积的就业，每个人所累积的就业各不相同。所以，尽管我们都达到了时时刻刻都能保持觉知、保持时时车之无常的这个阶段，而不断的拔除根植于非常深处的习性反应。 但是如果过去已经累积了大量的习性反应，就要花很多的时间来根除它。有人可能要花七年的时间，有人要七个月，有人或许只要七天。曾经有过这样的例子：有一个人只花了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就完全的根除了习性反应。像那位从孟买走到舍卫国来学法的大德，佛陀只告诉他：“。” 看的时候就只是看，听的时候就只是听。由于过去他生生世世已经用功修持了这么的好了，他已经修了很久，不仅烦恼也剩下不多了，因此只用短短的几分钟，他就成就了阿罗汉。所以我们说这是因人而异的，但是修行的方法还是要一样，才能达到刚才所说的这些成果。在所有的四念住这个修法当中。 有一种是强调生念住的修法，走路时就关照着走走走。我们在这里并不是批评这些修法，要了解，如果有人以这种只是走走走而内心不断的附送“我正在走，正在走”，以这种方式开始修行没有关系，这只是一个开始。对于那些无法观察入出席、无法观察身上感受的人，是一个好的开始。 就让他们以这种方式来开始。我正在吃，我正在吃，我正在走，我正在走。或者当身体痒的时候，知道是痒痒痒。他们只是初学者，但是至少他们知道身上发生了哪些事。当身上痒的感觉升起时，你说痒痒痒，这能让你的心变得专注，但是却没有智慧包含在内。 只有当痒的感觉升起时，你能体会到这个痒的感觉是不断生灭变化的。这样，才是具足智慧，才是具足实时彻之无常。只有当你在走的时候，能体会到身上的感受是不断的生灭生灭，这才是具足的实时彻之无常三不加两。然而，如果只有觉知实地存在，没有关系，这只是一个开始，就像上幼稚园一样。 你开始以这种方式来修行，然后慢慢进步，慢慢进步，直到最后取得博士学位，这是需要时间的。不管你做什么，不管你从哪里开始修，目标都是非常的明确。好比说，当你心中充满了淫念，你开始修思维不净时，你最好到坟场去走走。现在你无法找到这样的坟场，可以看到尸体了。 那么，你可以到医院的太平间去看那些尸体，那些被解剖过的尸体，然后看着那些尸体，你开始在心里头思维：是的，总有一天我的身体也会变成这样，或者某某人的身体有一天终究也会变成这样。这样至少能让你的心恢复到某种程度的平衡，然后你再继续的用功。像这样都没有关系，是你的需要而定。 但是，如果你已经开始以实时测知无常三不加念，去感觉身上的感受时，这表示你正在体验这些感受在你身上不断生灭生灭。有几秒钟的时间，你能够这样的保持觉知，然后心又跑掉了，也许跑了几分钟，然后又拉回来几秒钟，然后又跑掉了几分钟，也许几小时。这就是你现在用功的情况，不断的用功，继续精进。 然后你只会跑掉一小段的时间，只有一小段时间你忘失了时时彻知无常，之后你会达到连一刹那都不会忘失时时彻知无常的境界，不过也许要花很多的时间才能达到，我们无法预测。一旦达到了这种，每一刹那都具足时时彻知无常的境界，从这个时候开始，最多七年，也可能只要少一些。 或更少些的时间就成了这就要依你过去累积了多少就业而定了接着是结尾这是众生净化四心唯一的道路所有的忧悲苦恼身体的苦受或心中的忧受 走在这条解脱的道路上，然后最后是体验到超越身心的境界，没有生灭的境界。佛陀说：“这是唯一的道路。”时，并不是一种狭隘的宗派之见，也不是因为我这样说。 因为我的宗派、我的信仰是如此，所以他必须如此。这是自然的法则，这是每个人都可以亲自体验的这个自然的法则，并不是说我需要宣称自己是佛教徒，然后这个自然的法则才会帮助你，或者修行方法才会帮助你。只要你能在经验的层次上体验实相，体验苦是如何升起的，dukkha samudaya。 体验到苦的起因是由于当感受升起时，你对这些感受产生盲目习性的反应而变得痛苦，并且知道如何解脱痛苦、超越痛苦而达到解脱感受的束缚、超越感受的境界。只要你能这样的去体验实相，我们称不称自己是佛教徒并没有什么差别。所有的人都可以亲自体证这些的境界的，这就是普遍的法则。 这个法则并不是只适用于那些对佛法僧有虔诚信仰的人身上，法则本身并不会有分别，这就是法则是实相，是一种自然的法则，不管佛陀出世与否，这个法则一直都存在。就像有个人叫做切律列的人，他发现地球是圆的这个事实，在此之前，人们认为地球是平的。 不管有没有伽利略这个人，地球是圆的，一直以自己的轴自转的事实，在伽利略之前、伽利略的时代或是伽利略以后一直都如此。有个叫做牛顿的人发现了万有引力，万有引力在牛顿之前、牛顿当时和牛顿之后都存在。有个叫做爱因斯坦的人发现了相对论。 相对论在他之前，在他当时，活在他之后，也都是一直存在的。同样的，苦是如何升起、如何灭除，这个的法则也是一直都存在的。两个氢原子和一个氧原子组合而成的，就变成水，这是自然的法则。这并不是印度教的法则、佛教的法则，也不是基督教的法则，而是法则是自然，是自然的法则。 全宇宙普遍的自然法则，在某些星球如果没有二氢一氧的化合物，就不可能有水存在。同样的，只要有无名存在，就有痛苦。无名是指我们不知道内在的深处的实相，我们不知道这是苦，不知道苦是如何升起的，不知道要如何去止息苦。如果我们无法在真实的经验的层次上， 去了解这些实相，那么不管哪里有无名存在，那里就必然有痛苦。由于无名的存在，贪和嗔的习性反应就不断的进行，痛苦必然存在，这就是法则，而不是印度教的法则、佛教的法则或是基督教的法则，就只是法则。只要没有无名阿维加存在，我们完全的具足实时彻知无常三不加念。 去觉知事物的实相，而没有任何的习性反应，我们就能解脱痛苦。这就是自然的法则。整个来说，我们就是要去了解这个真理，了解这个普遍的自然法则，然后运用它去达到自己的解脱。如果我们不能在实际的层面上去体验这个法则，我们就不能解脱痛苦，达到解脱。在知识的层面上，是的。 它可以给我们启示，并且引导我们。如果我们连知识的层面上都不去了解的话，我们还是会很无知，会很执着在我们自己的哲学信仰上，这个信仰那个信仰，这个传统或是那个传统，我们甚至都不想去了解它。例如，有人可以不停的说：“地球是平的，我无法相信地球是圆的，它是平的，它是平的。” 这个人可以一辈子不停地谈论地球是平的这回事，但地球也不会为了他而变成平的，它还是圆的，圆的。有人可能会说没有万有引力这回事，但是这个事实也不会为他改变的。同样的，人们有不同的见解，因为这种哲学、那种哲学、这种信仰或是那种信仰，使得他们甚至在知识的层面上都不想去了解实相。 那么他们如何去探究实相呢？他们如何在经验的层次上去体验实相呢？这就是为什么在这里佛陀说唯一的道路。真理存在着，法则存在着，它的存在并不是因为我们相信它，也不是因为佛陀这样说，它一直都存在着，这就是法则。 我们要在经验的层面上去探究这个真理、这个法则。例如，有人发现这是火，如果我把手放在火上，就会烧伤，而我不想被烧伤。自然的法则是，只要有火在，如果我把手或身体的其他的部位移到火上，就会被烧伤，会很不舒服。如果我不想被烧伤，我最好把手移开，离火远一点。 法则正是如此，从生到死，身上的感受一直存在着，一直不断的生灭生灭变化着，一下子苦受，一下子乐受，一下子不苦不乐受，不停的改变着。如果我们继续无知的盲目反应、依习性反应、起贪起嗔，痛苦就会继续存在。你无法改变这个事实，因为这就是法则。然而。 如果你停止对它盲目反应，你只是观察它的生灭变化，你就开始改变旧有的习性，而逐渐地脱离痛苦了。这也是一个法则，就像把水浇在火上一样，原本火一直在那儿，贪之火、嗔之火，而你以修行去灭习你这贪嗔之火，你就解脱了。这就是为什么叫做唯一的道路。 这是全人类唯一的法则，全人类唯一的真理，自然是全人类的。我们必须去了解自然，按照自然的法则去生活。